锵锵三人行，不能因为我体育差，我们就老是疏忽体育的这个话题啊。呃，所以这个孙杨哭了，这个我们可以看看照片啊。这个现在这个运动员一哭啊，就成新闻。然后呢，哭的接受访问，你说这是这这不是感谢党感谢政府，是感谢我原来的教练朱志根。现在说话都挺正确的了，就是以前的教练，现在的教练。 都要感谢他们啊， <clears throat> 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。但是呢，这个训练过他的一个澳洲的教练仍然说呀，说实际上他现在还不是他的最佳状态啊。你再看下一个照片，这个是有意思。前段时间网友刚刚说，要想中国足球队赢球，除非球场变成这样。 <laughs> 但是，哎，话音未落，这个中国队还真是哈。 东亚这个这个这这个四国呃对，他至少没输，平了两两三场，还最后澳大利亚还赢了一场。对，是的，嗯嗯没错，现在是亚军是吧？对亚军对亚军，居然能得个亚军。 这之前完全没想到，因为连泰国二线队都打不过，居然能够平日本跟韩国。那当然，日本那个你也可以说，二线队但真的是状态很不一样了。现在，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徐老师在他的这个微微博和微信里说了一句，说什么？说中国队这次踢平了韩国，还是踢平了日本？就是他就说啊，跟中国的经济一样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呃，危机重重，运气不错。 你归咎于哎哎，我就是你韩国那场，归咎于哀兵必胜吗？呃哪里哪里，看韩国那场吧。我其实上半场没看，我看的是中场回顾。看到回顾呢，你知道两国的国旗呢？韩国是白色，中国是红色嘛。那场上运动员呢也是红色跟白色。嗯，我一开始呢误了。 我以为红色的就是中国了，对，结果呢，只看见上半场回顾， <laughs> 红色就不断打门，那白色呢，全队没什么用，只有一个守门员非常好，嗯，他把那些就是非常难扑的球都救出来了。然后你居然以为，我以为中国队很猛啊，结果到下半场再一看，哦，原来搞错了， <laughs> 韩国队是红色的，中国队是白色的。那你看下半场啊，哎呦，我跟你讲那个心情啊！ 就是说，你就盼着他快点结束吧，快点结束，因为眼看就不行，就就被人挨着打，挨着打，就是你真的想，哎呀，快吹吧，快吹吧惨不忍睹，全场九十分钟，中国队只射过一两次门。 嗯，全部密集防守，对，其实守也守不住。韩国进了十几个。我听你这么说，那我们像意大利啊，对，像意大利， <laughs> 像意大利。对，这个说的， <laughs> 这个精神安慰法太高妙了。对，韩国是巴西，中国是意大利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看完了以后， <laughs> 看完了以后，我就觉得跟中国的整个。 大形势非常像，因为中国，你想现在外国人都关心中国的经济能不能硬，会不会软着硬着陆会不会崩溃？房价会不会泡沫？这个体制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讲了一大堆，分析了一大堆的预言，可是还。 <laughs> 运气好，什么都给他过来了。我就看看，就是那场比赛，就是就是就中国的但你后来看了对澳洲那场吗？澳洲那场我没看。我前一段时间已经跟自己跟自己说了嘛，珍惜生命，远离国足嘛。你们这自己打了自己多少次？我好久好久不看。而且而且都说这个看国足是自虐嘛。我已经自己跟自己说了很几次，所以这次韩国这次我是看中场回放嘛，所以所以其实是。 <laughs> 其实看错了颜色， <laughs> 看错了颜色， <laughs> 看错了颜色。我觉得这个日本人不是老喜欢有一套讲法，讲这个历史啊，说战后，说什么他们当年侵入中国，讲这套东西叫自虐史观嘛。嗯嗯。我觉得中国球迷呢，如果今天我们也老讲说我们中国队本来很牛。 那么现在只是差点运气啊，什么？这个其实也是种自虐史观，千万不能够相信这种错误的历史观。我我看了，我没看澳洲那场，我我觉得要看了才能好判断。但我看了日本韩国，我觉得运气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坦白讲，我觉得呃士气还是挺好。就是说，你比起对泰国，因为泰国那场后来网上看回放。 差很远，因为对泰国那场呢，你觉得是输了一两球之后就崩盘了？就中国足球过去常有这个毛病，是不是？存心要做掉这个干干马槽啊？ <laughs> 有 <laughs> 有这个阴谋论， <laughs> 但我不太相信。但你看过去十几年的国足啊，你会发现他们有个问题，很容易崩盘。但是最近这两场呢，我觉得没错是挨打，但是。 呃，起码没崩，就起码你看到他守是守的，也不怎么样，很勉强了。但是全靠个守门员，我看他很尽力了，我觉得算还是像意大利嘛， <laughs> <laughs> 意大利不单是靠一个守门员，意大利还有后卫很好。但是你说，我觉得有点这种爱兵。 呃，这必胜的意思吧。嗯，你说， <laughs> 哎，别，别抱，你说足球别抱希望。根据我们这个过去的经验来说，对国足啊关心越少，他的成绩越好。你越抱希望，的话，关心则乱。哎，那行，那咱关心一下孙杨。孙杨，徐老师有什么评论啊？孙杨呢？ 前一段时间就是讲这个，他跟那个教练，那个教练打他嘛。朱志根，对，你知道这事吧？我最关心这个了。 <laughs> 打 <laughs> 打的满嘴是血啊！先打的是赞助商的一个工作人员，在游泳池旁边。嗯。朱志根打他。嗯。后来孙杨在池子里就不干了，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打他？”然后朱志根呢就打孙杨。嗯。最后呢，把这个赞助商方面的工作人员打出血了。嗯。然后工作人员就报了警。你说，哎，中国这事儿就是警察来了，说就教练打，然后说反。 发现孙杨的胳膊也都给打红了，还是怎么着？然后就传出，去而且他也承认，这个这个教练也承认说，以前也曾经打过他。 伦敦奥运之前的一个月也打过他，嗯，所以而且他们说体罚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这个问题啊，就像中国家长打孩子一样，嗯，就是说，呃，说是不行啊，怎么怎么着啊，但是实际上，他们最近有一篇文章还分析说，八零后的运动员啊，跟以往的运动员不一样，受不了。你看，以往的运动员接受采访的时候，老是说我们。 我们怎么怎么样？嗯，从八零后开始这一茬啊，拿了冠军的都是我我。那么出现很多个这个矛盾，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全队，但是你看他又跟商业结合起来，全队要求穿某一个运动服品牌赞助商的衣服，结果呢，那可能其中有一个冠军，他就穿他的这个赞助商的衣服亮相等等，就会出现这方面的一些个矛盾，所以。 他体坛内部也有人讲啊，说这个东西吧，就是现在年代也在变化。嗯，过去在某个小的文化文化氛围里，那种文化氛围里，说这教练一脚把运动员踹池子里，这算什么？就是这这就跟当爹的啪打孩子一下一样，也只有这样才能练得出来啊。但是现在呢，好像情况变得很不一样。可是这个东西我有点怀疑，这不只是中国问题啊，这不是要帮中国这个状况说话，而是要。 描述其实东亚或者亚洲很多地方也都这样，韩国也是，日本也是。日本的话，他们更严重，他们是不是一个教练打打弟子这么简单？是这个师兄前辈打后辈，他们那个欺凌在就欺负那个欺凌，不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吗？好像前几年日本还出现运动员被虐待死嘛，嗯，对不对？你记不记得这个新闻？就是就是队社里头运动呃这个团队里面运动社里面。 的前辈欺父后辈把他搞死了。你再说韩国，嗯，韩国的这个演艺圈里边，嗯，那更是这样啊，对啊，就是就是要求韩国艺人。说实在的，那天他们还在讲说这个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个艺人呢，你这个往往是出身贫贱是吧？吃不饱穿不暖，然后要去当明星，结果真当了明星之后呢，你发现呢，他还是吃不饱穿不暖。 因为他要保持身材，对，他减肥，对，然后呢，他他要这样。可是啊，你就看肌肉的程度。嗯。大陆的这几个帅哥，说是练的都算，就像黄晓明什么，都说已经为了在 <laughs> 练练成什么样。但是他们讲，你仔细看，这个肌肉线条。嗯。大陆的练不过香港。嗯。香港的练不过韩国。嗯。香港，你看刘德华、郭富城，这都保持的，对吧？嗯。但是你像韩国，出了名有什么意思啊？ 真是吃的不能，又回到吃不饱。哎，吃又不能吃，朋友不能乱交，还真是，真是没什么意思。回到讲刚才打我，我才发现这个其实也是个世界现象。那个是费克森吧？不是有一次鞋也丢到那个那个那个贝克汉姆的那个嘴边嘛？他这个体育里边哈，就是这种爱徒啊，严师啊。 这种关系啊，是就是你讲，它超越一般的社会的契约关系，嗯，它有点父。最近那个巴塞罗那前两年的教练，对，那个瓜帅去了这个刚刚拿了欧冠的拜仁慕尼黑，拜仁慕尼黑最近一场输给多特特嘛，下来。 瓜帅就一个耳光打到那个运动员身上，那个运动员是他从巴塞隆那带去的爱徒吧？没听说那个运动员有什么抱怨，他他当然这种打他打也打的很小，就啪啪，对，就这样。当然了，你如果常规的来说，这个你你手打在脸上都是侮辱性的，可是这个人际关系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最后人家拍出来，事后也没有说，就是就是，是这个里面是很很复杂。回到孙杨这个。 看他哭这个来讲，他那场游我全程都看，我半夜我看看的很仔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喜欢看游泳比赛啊。嗯。两年前在上海比赛的，我几乎场场都去，我到现场去，哎，到现场很难得在在上海。能跳的吃。哎，我比较遗憾的是上海那个体育馆虽然修的很好，可是它的背景不好。 嗯，他没有对着上海很漂亮的，就是他是对着黄浦江，可是他太低，他拍出来的是一段工厂。嗯，所以他每次跳水，你像巴塞罗那那个跳水，就是巴塞罗那那个那个大教堂圣大教堂，那这是把整个城市的美丽一次一次的显示，对不对？我题题外话了，好，但说完了题外话就要去广告了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孙岩那天，呃，四百米自由泳的时候，其实他没有对手，他一早就拉开了，他的对手就世界纪录，他大部分的时候都在世界纪录这条线上。这个世界纪录是两年前有一个什么比尔的，那我忘了他名字了，他是穿那种快速泳衣创造的，所以我这一直期望他游出世界纪录，他那最后一层差了一点。 没想到他下来哭，他哭呢，真是要理解他这个，就是跟教练的关系。而且他现在是一个关键的呃 case，就关键的案件，就是中国体育的一国两制。嗯，中国体育的一国两制，你知道，大部分都是举国体制。嗯，但是少数明星，李娜，嗯，姚明。 包括刘翔，嗯那就是明星制，明星制他就是主，他就赚大量的钱。嗯像刘翔那个时候，他一个人的赞助抵整个田田径的这个这个组织，嗯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来协调。孙杨呢，现在呢，整个训练系统还在举国体制，嗯但是他赞助商已经把他纳入了一个明星制了。嗯他是奥运会以后，你看看他有多少广告。 嗯，叶诗文也没有那么多的，其他的很多金牌运动员没有的。孙杨到处是孙杨的广告，那么多的广告进来，现在举国体制还要压他，说不准谈恋爱了，晚上一定要回来了，然后要写检查了，还要服从队里的纪律了。嗯，这个你你想，你作为孙杨你也受不了。 嗯，那这我我我我的衣食父母是谁嘛？我不是你了嘛？我只要游出来就行了嘛？孙杨的逻辑就这样。嗯，但是目前他又没有脱离举国体制。嗯，将来一个一个孙杨的 case，一个一个会上来。嗯，如果这样子慢慢下去呢，我们的体制呢，就变成是一个为市场的体育明星配的一个训练学校。嗯，但是这样子也有人这么讲，会不会变成这样？ 但是这坏是坏事吗？也不一定是坏事，可能阻挡不了。对，而且这你就很简单嘛，你整个体制变成一个服务，就服务整个社会，服务整个市场。我不断的选拔人才，训练人才，这人才到了最后在赛场上见真章。这其实就是看大家收不收货，大家收货了，那他就出去嘛。 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这样子，我我自己觉得没什么不好。嗯，我觉得这个“一国两制”啊，听说还不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。嗯，就是说，不管怎么样啊，这个“一国两制”这个事情啊，嗯，真的是深刻到底了。对，因为它不光指的是跟香港的关系，就我听你刚才说，我就联想到啊，生活在中国的现在的几乎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在内，对，身体里都有个“一国两制”。 都有一个，就是说，呃，你在你又在一个体制里边，可是呢，外面又有一个大的市场，嗯，这两个呀你的这个游戏规则又不一样，然后呢，几乎每一个有单位的中国人内心都有这样的撕裂，嗯，他都有在这个违规犯规、利用规则和这个规则的冲突之间挣扎。这个里面啊，你比如说啊，家长。 所以说，我就说某种程度的这个家长制啊，其实啊也不见得纯粹是东方的，可能是世界性的这种体育训练，这教练和这个你都有一些这个这个这个痕迹。但是唯有在中国呀，它有个他的你你比如说像你说的日本的教练，也许是韩国的什么经纪人，他这个之间他就是他们之间的东西、传统啊、行规啊这样一些东西。但在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体制性的。 一国两制，就是你比方说，你在你这个样的这个机制之内，嗯，这个人说说白了，跟我们电视台的道理实际是一样的，这人在外边已经值一个亿了，嗯，可是这边这家家庭呢，才能给他一百万，嗯，好。 你还百分之八十的努力，要为这个一百万做事。然后你还得听我的，你得按照我们这儿办。我们这儿呢，还得讲究个这个一碗水端平啊。对对。除了你这个运动员，还有别的运动员呢。我要哪怕你有成绩，我特别优待你，其他人不高兴啊。对。我发现你一说这个道理，每一个有单位的中国人。 都能明白，他能说当初让你出成绩，是我们排你上去的。要是不排你上去的话，给文道上去的话，他说不定今天变成上亿了。他内部有这么多的，像乒乓团体项目就很多这样。你讲的就是，我最近也是老思考一个这个问题。文道，你作为香港人哈，你可以回答一下。我有时候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讲恩义的，对对对吧？报恩这个东西。 因为我们在生活里啊，早最近老是碰到这种矛盾，就是说，呃，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型，就可以用来说，呃，你在某一个单位里，那么我培养你，对吧？你好比孙杨，没有我，嗯，你连走上这条道路都不可能。说的是啊，那么但是这种啊，这个这种恩情，嗯。 这种恩情，那你肝脑涂地，还从某种啊，照照中国人的这个说来说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作涌泉相报。没有这个老板看中你，你到死你也还不清。但是，但是问题在于，现在市场又有另一套机制，这到底该怎么？我举个例，在香港的情况下，比如在香港，我以前做电台的时候，我们签一些年轻人做 DJ，对，或者是说，你看香港的无线电视台，他签一个合约艺员啊。 这个薪水都很低的，坦白讲。就当年我们签新人的时候，我们也跟他讲了，就我们现在薪水不高，但是我们会怎么样跟他说呢？我们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培养你、训练你，然后你慢慢做。你做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公司呢，电台也好，电视台也好，它是个什么？我们说它叫做一个平台。平台是一个让你有曝光的机会，而且是持续曝光的机会，建立形象的机会。当你利用好这个平台之后。 你能挣多少钱，那就你的事儿了。就你不要，我们这个地方是给一个基本保障。你不要以为进来电视台当演员就赚大钱了，赚大钱是你在这上头又干什么？不是，那那这样的一个体制呢？还不仅如此。对，我我想说明的是说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等于呢，双方都非常清楚这个关系是怎么关系。就假如有一天我们有个 DJ 或者有个议员他红透半边天了，到时候。 他如果说要走，完全没问题，因为一开始讲好，就等于说你已经找到你自己平台，OK，那拜拜。但假如也有人会这样子啊，他会考虑说，我今天在外面做广告做什么，我赚很多钱，但是我赚这么多钱的根底是因为电视剧，我一季起码有一个剧我要演出。 那这个不能够放弃，虽然这个钱不高，但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们讲的平台啊，他有他的盘算，对，他有他的盘算，所以双方都是经过盘算谈出来的。我说没有人会有抱怨，还有关系。我说的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就是从这次一个澳大利亚就过去这个孙杨的教练，嗯，他说的话引起。咱们这广告之后可以说啊，枪枪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这回这个训练过孙杨的澳洲的一个教练啊，有些话像是给朱志根说的，嗯，那感觉有点这个惺惺相惜。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什么心理啊，就是说啊，孩子大了，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你， <clears throat> 或者说翅膀硬了就飞了。你看过去中国的老单位里，呃，就是谴责有些个是他们认为是白眼狼，是吧？我们就把你培养这么大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你你就要单飞了吗？ 可是你仔细想想啊，这种谴责呀，真的是很有道理。它翅膀硬了，当然就要飞了。这里边就关联到一个，就是说 <coughs> 我这个体制把你培养出来，但是也也许有一天你要像李娜一样，对吧？甚至你最后发展，其实最后像外国真正的发展，就是一个明星，他就是一个团队啊，一个团队去经营他，去伺候他，去去去服务于他，他才能发挥出他最大的价值。可是那个时候啊。 这里边有一个难舍难分，你就翅膀硬了，我们这儿呢，我们这儿就就就就就培养出这么一人，我们就白培养了吗？就关键这个所有的疑惑还是一个情理不分，在我看来，在理上呢是不欠的，你当初培养我也是为了你的利益，因为你觉得我最能出成绩。 嗯，你你明白？你也不是说为了我个人。如果说你是为了照顾我个人，那你当初培养就错了。你也不是希望工程。哎，你你你你就是你是认为我最能拿冠军，我最能拿金牌，你才培养这个运动员。所以从道理上不欠的，欠的是情，是恩情。就是说，你你师傅，你对不对？你这个叫姓孙的教练跟刘翔的这种关系，对不对？呃，我觉得情理分开就好办了。有理的事情无法阻挡的。现在整个中国的大学系统。 北大、清华都在为美国的大学廉价创造条件，培养最出色的都去留学了。有的系，百分之八十的人出来都去留学了。我们严格说都是在帮他培养，但是你没办法，你只能长远的看。只要是中国人，他在世界上哪里学到好的东西，都对中国有利。竞选美国总统嘛，最后都对中国有利。 <laughs> 所以他，但他个人在美国生不行，他个人可以感谢这个老师， <laughs> 但是你学校他们一度也说要赔钱嘛。 但现在的问题是更复杂的是，朱教练他们从专业的角度讲，为什么孙杨这次哭呢？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像他现在这样就不是一个好多运好运动员了。像现在他连续多少天不训练，就这样高调谈恋爱，他认为会毁了一个运动员。所以他这次拿个金牌一哭，就等于证明说我还没毁。但他们教练也说呀，说这个就他不是这个好的状态。 没破没破世界纪录，但我觉得这其实不是这个态度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怎么样生活？